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陶杰特别嘉宾金美雪。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好啦，琴琴晚我哋请阿黎小田。 啊，講咗一啲誒電影嘅音樂嚇。今晚我哋咧正式嚇揾一位咧，誒來自美國韓裔嘅鋼琴家金美雪 Michelle Kim。佢咧喺美國咧係明震明震啊！嚇呢個大西洋向岸。咁咧近嚟咗喺香港咧，就誒依家咧係從事一啲。 音乐嘅教育啊，同埋演奏啊，嗱咁我而家就要问啊阿 Michelle h e l l o w e l c o m e to the radio，Thank you for having me，I'm a big fan and hello to all your fan of listeners。哦，金小姐话同各位吓听众咧，诶讲声 Hello。Now tell me，A lot of people think classical music is something。 very profound, right? Very elite for the elite. Do you agree? That's the stereotype of uh, classical music is, oh. but I don't agree. Why? I believe that music is transcendental. It's oh. universal. Music is what feelings sound like. Yes, and it, it it went through the history of time, and it's about song of the heart. 哦，哇！音樂咧係心靈之歌，同埋咧係經歷過時代嘅轉折，係嘛？ You could share loneliness, anger, rage, all kinds of human emotions. 個音樂裏边咧有孤獨啊，有憤怒啊，同埋有種種人類嘅感情啊。 And through classical music, you could live through different periods of historical time。特別係古典音樂咧，我哋聽嘅時候咧，係可以重新走入翻唔同嘅歷史時期，係咪啊？So some of the music that I'll be sharing with you, you go from the the romantic period。哦，咁啊，今今日咧，阿金小姐同我哋一齊分享啲音樂，同我哋大家一齊講應該點樣欣賞，由浪漫時期係嘛？ and when period Baroque 同埋巴洛克時期，話同埋咧再早啲咧，即係浪漫時期之前咧，係嗰啲教會啊，啊嗰個巴洛克時期，係嘛？嗱呢啲咧名詞你唔明咧唔緊要嘅，我哋好快咧就會聽到嗰啲音樂。Now, Michelle, yes, right, you've brought some pieces music with you, yes。話你係咪帶咗啲音樂嚟？係嘛？你自己揀嘅，your own selection。 Yes, that's from a live recording. Oh, so what would be the first one you like to share with us? First one, this is the concert from To Hong Kong with Love。哦，佢啊曾經喺香港咧開過一個演奏會，叫做嚇誒愛心全香港啊，係佢自己彈嘅。Oh, 咁就 When was that? So that was when I first came out. I fell so fell in love with Hong Kong. 哇，佢话啱啱喺美国嚟香港時，阵时，十分之中意呢个地方。That the first piece I'll share is called Dedication. 哦哦，第一第一只就系叫做奉献曲，系咪 Yes. So. Who the is Composer Composer is Schumann, Robert Schumann。舒曼呢個咧，舒曼咧係十九世紀大約四五十年代浪漫主義嘅代表嚇。And the Schumann wrote it for his wife, wedding gift。係舒曼咧係寫俾佢個太太，佢個新婚妻子同一個新婚禮物嘅。So shall we listen? Sure. Okay，我哋而家聽好冇？ 头先嗰段咧，即系你话舒曼写俾佢嘅太太，即系你讲咗俾我听咧，我有啲先入为主，咁咧我就即系好似细路仔答诶答试卷咁咧，你俾咗啲贴士咧，我就照嗰个贴士嗰个方向咧去谂咧，就好似系舒曼同喺佢个新婚妻子耳仔边咧喺度讲讲一啲好好诶好。 好随和嘅嘢系嘛？诶，我哋就嚟结婚啦！我哋将来会好有好有好有子过啊！我点爱你啊？系嘛？我觉得你好甜啊！系好似系舒曼，真系同佢个新婚妻子耳边讲嘅，都唔系猥琐嗰啲嘢，又唔系好入心入肺嗰啲情话，而系都几亲密嘅说话。 are you're absolutely right. <laughs> the Schumann is known for intimacy of all composer. intimacy 哦，親密 yes 個舒曼嗰個感覺，佢音樂 romantic 係浪漫時期嗰個咧係親密感最高嘅一個作品。Absolutely right, really? Are you sure? Yes, absolutely. 冇夾口型嘅喎，冇夾嘴型喎。And t h s t been discussed. No, no, d i s c u s s this before the program? a sure Yes. You sound very flattering. No, because it's true. 哦，我以為我亂咁撞撞中阿金小姐擦我鞋，原來唔係喎。 哇！真系我头先听到， <laughs> 系真系一个诶，一个年轻嘅丈夫同佢个新婚妻子喺度喺耳边喺度讲紧一啲好亲密嘅情话，系嘛？系爱嚟嘅，而呢种爱咧，里边有欢欣嘅。Absolutely, and then and then it it has a 系嘛？It has it has a poem 啊，有有一个啊，呢个音乐里边仲有诗啊。 仲有詩啊！Yes，嗯，因為咧後來咧，誒據我所知咧，就誒有人將呢個誒旋律咧係配咗啲誒歌詞。Someone wrote lyrics right to the tune of the music. Absolutely. So one of the masters of po po. 哦，即系变咗咧，好似阿顾家辉作咗曲，后来有阿阿阿黄沾啊咁样作咗曲。好啊，嗱，你读嗰首嗰啲歌词出嚟听下，o k a y it starts with you're my soul, you're my heart. 哦，你是我的灵魂，你是我的生命。You're my bliss. 吓，你是我的咧。You're my pain. 欢欣，你是我的。You're the world which I live. 你就是我生活的世界。Eternally my grief. 哦，你咧？ 系嘛诶？And they say something like you're my heaven。哦，你是我的诶 <laughs> 天堂咁样。啊呢啲咧，即系你而家听落好似好肉麻，但系其实我，即系我同我感头先嘅感觉差唔多，就系啲好甜蜜嘅意语，好亲密嘅意语，但系又唔系话好令人哋觉得好听到难为情嘅嗰种。 <laughs> So you believe do believe this poem? Just gives the most accurate interpretation of the of what uh, Schumann would have meant in the first place. I believe so, and I I I love this piece for the all marriage of three. the words poetry. Ah。 the voice because it was originally for singer, it was mm. for vocal piece, and so for piano。所以呢個音樂咧係可以攞嚟唱，亦都可以攞嚟彈，係嘛？And, and it So, at that time it was yeah. it was quite a popular piece。Yes，即係流行音樂嚟嘅喎。and yeah. it's a popular popular piece now, and that's because it's about love. It's oh, so universal. 所以咧，呢個當你係表達到男女之愛嘅時候，一啲都唔會高深啦，而係咧。 即系一般嘅人都可以分享到。And yet, like you said, intimacy. 嗯。That you're not a music t h e o l o g i s t but you felt it. 系啊，咁啊，每一个人听嘅时候咧，只要你打开个心灵咧，都会感受到。咁所以金小姐咧话拣咗呢只舒曼咧，特登嚟话俾我哋听古典音乐唔系话俾少数人听，唔系话高深，而系只要我哋开放啲嘅心灵咧，都会诶。 感受到一百五十年前嘅舒曼同佢新婚妻子嗰种情感，呢种情感我谂一百五六十年都好多人感受过。好啦，网络八比一九零三 dot com，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陶杰特别嘉宾金美雪。 听完呢个舒曼之后呢，咁啊睇下金美雪呢，由第二只拣一只乜嘢俾我哋？So what w o u l d be your next choice? I choose the piece Galati。哦，呢个呢，意大利嘅 Italian composer，意大利嘅作曲家史卡拉提。Why？点解？ Strangely, you feel the Spanish influence because 哦，因为史加拉提唔纯纯粹咗意大利人咧，佢曾经喺西班牙住过，咁所以佢受到西班牙嘅影响系咪？Just like myself, I'm Korean but American. Now my home is Hong Kong. 哦，即系话好似佢自己虽然系血统上韩国但系喺美国长大，而家咧佢就住喺香港。So you you reckon this Scalati piece is the earliest work of? Classical music globalization 系咪全球一体化嘅最早典范？ <laughs> 柏好啊，咁我哋听下呢个史格拉提吓呢一段啊。 呢個係金美雪前幾年自己演奏嘅嚇、啊、史格拉提係嘛？咁啊，你話呢個裏邊有西班牙嘅影響？You did mention there's some、uh, Spanish influence in it. Yes, because But for most people who uh, were born in Hong Kong and grew up here, I don't think they feel any anything Spanish in it. There's uh, trills there the Italians and everybody every nationality has a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 And then one's environment makes it unique and special and different. And if I was just a Korean person, I would imagine my music would be very different. 哦，如果我係誒韓國嘅音樂咧。 just as you are your Hong Kong. I tell you what, I when I was very small, right? When I was a small I used to uh, uh, listen to a Korean folk song. I don't know whether you've heard it. Mm. <laughs> It's called a uh, little white little white yacht, something like yes, that. Yes, Little white yes, barge. Yes. Da, dee, yes, right. Yeah. She's that's from Korea. Yes. Da, da, da, dee, dee. It is a simile mm. of the moon. Mm. 月光啊, uh, mm. in the sky. Mm. <laughs> Right? <laughs> Have you heard? Yes. Have you heard about yes, this? Yes. They they took it I know this one. They, do you like it? They uh, yes, it, it reminds me of my childhood. I tell you what, this is the first song I ever heard in my life. Really? At the age of two or something, because the the melody sounds so familiar to me. 我細個我第一呢世人啊，第一次接觸到嗰個音樂嘅調子就係呢只小白船。 系嘛？Is that quite popular? Is it quite popular in South Korea? Yes, for all children. All children. Still now. Still now. 哇，原來呢小白船系而家嗰啲韩国细路仔都听嘅，系嘛？所以音乐嗰个力量啊，系几咁感人啊。好啦，我哋新闻之后咧，再请好多嘢好听噶，听下中国嘅音乐、韩国嘅音乐啊。人杰地灵。